锵锵三人行，咱们今天纪念一下曼德拉啊！曼德拉，这个坚婷呢，最近在非洲拍电影，对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还没拍，还没正式拍，做了一个，做了一个，对对对，哎，那对非洲有所了解，嗯，也一一对有比以前更加了解。我自己是那个，我有有几个问题是要跟观众说明一下的。嗯，非洲不太热。 早上的天气大概，我大概八九月的时候呢，大概二早早上是二十二十度，早上二十度。最热的时候呢，才二十七八度，也不过不不过三十，比较干快，非常舒服。第二呢，他吃大米的，他吃大米的，他米呢是非常自己种的，就像广东米啊那种瘦瘦长长的鲜米。对。第三呢，啊，非洲人非常开心。 非常开心，你这看见他们开心的样子吧？对啊，很很开心的，真的，他们，他每个人都是都说，呃，他们的心态比我们还健康。最最后呢，是我觉得那个非洲人他们住的那个一小房子，不要看镜头说话行吗？啊，看李春生说话。哦，那挂 <laughs> 了。看看该看谁说话干什他他那是啊，他的房子比香港的那个汤房还更好，就一个普通一个村村落的那个住的。 小小小房是比香港人还要……你有没有去过那牛屎搭的那个屋子啊？非常很香的那个牛屎有牛，对。他现在到了非洲去要拍电影，要推销他的非洲电影，连牛屎都香的，啊、 <laughs> 真的。他牛屎跟那个洗面，直接那个混混那混土啊，啊，结在一起的时候，百分之八八十都是都是他们建的，非常好的。就牛粪的种粪的粪香啊，对，粪香， <laughs> <laughs> 有一种粪香，真的。 你看西藏那边捡那个牛牛粪，不臭的，因为有草嘛里边。呃，是是是，粪清香啊，粪香粪青一样清香，粪 <laughs> 青一样香。好好好，这个咱们这个曼德拉去世，按说也叫在照中国人来讲，也算是寿终正寝，对对，活的岁数够大了，对，九十多岁。哎，我觉得南非倒真有点说像庄子骨盆儿歌的这么一种民民俗，对吧？他这个悼念人死了，不像咱们这个都在哭痛哭流涕，他跳舞。 欢歌庆祝跟呃哀悼都是这样，哎，这我挺欣赏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也顺带给大家那个分辨清楚，今天的电视台啊，很多都是八零后、九零后的这个孩子，他有时候这个曼德拉呀，他们几个人呢，有点分不太清楚，经常搞混。 <laughs> 有几个人？呃，我给有三个人，我给你看看啊，看看啊，这个咱们看，这是曼德拉，记住了，这是曼德拉。对，下一个呢，你再看下一个。啊。 下一个不是曼德拉哦， <laughs> Morgan Freeman 那个演员，但是他演过曼德拉，对对吗？再下一个呢？最近几天也常被搞混，叫 <laughs> 安南。安南，那当年的这个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安南，他不是曼德拉。嗯，你再看下边啊，你看这这也不是曼德拉，这是但是这是 <laughs> 呃纪念曼德拉，就是曼德拉好像门前啊，你看他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载歌载舞，载歌载舞，哎，他是这样来送走他。你再看下边。 你看，跟曼德拉携手的也不一定都是正面人物， <laughs> 对，也不一定是反面人物，这个这个这个，对对对，有待历史评价啊。然后你再看下边，哎，这也不像是土匪。 这是 <laughs> <laughs> 曼德拉，像土匪，哎，完全不像曼德拉。你现在很不像曼德拉，像土匪，很强悍，很强悍。他曾经呃遗憾自己没有成为世界拳击冠军。嗯，你看这个曼德拉当年也曾经有点像阿里哈，白天做律师，他年轻的白天做律师，晚上做这个拳击手，就过着这种扭曲的生活呀。嗯。就是。 他的这个心灵可想而知。据说我那天还看到一个人讲说曼德拉呀，进监狱之前呢，脾气是很暴躁的，嗯，动不动就主张这种暴力，暴力对，反倒说呢，坐了牢以后，这个人的火气啊，慢慢降下来了。就是坐牢是一种教育吗？哎，那个台湾的那个修行人 <laughs> 五迷三道就说，这说明啊，坐牢是一种修行。他就是对曼德拉说，是曼德拉有很多小故事挺好玩的，他比如说。 在那个纽约，纽约的时代周刊的总裁给他写回忆录的，嗯，他就回忆就说有有一次跟曼德拉坐飞机，私人飞机，嗯，飞上去以后呢，那个飞机上面有一张报纸，曼德拉拿起那报纸呢，就开始朗读，嗯，哎，他说你看报纸干嘛要朗读呢？他说我这在监狱里面养成的习惯，是有限的那些有字的纸片拿起来我就朗读。 就是让自己有一保持一种状态，嗯，别别不说话，不说话，然后那个人就是有一种精神在那演讲啊什么的精神在那，他就朗读，然后他朗读到一半的时候呢，就跟那个总裁说，他说：“哦，你看一看，好像那边那个飞机，因为是螺旋桨的嘛，有个引镜好像不动了。”那那个总裁马上就去一看呢，真的那个。 两边的引擎，一个在转，一个不转的。引擎啊，引擎， <laughs> 引擎，引擎。 <laughs> 你想说马达，引引镜吗？啊。 <laughs> 引擎，那个引擎，说话那么烂的啊！祭 <laughs> 台，祭台，高高原之后，高原引进什么东西？啊，引眼镜，眼镜，眼镜，眼镜，眼镜是引擎，引擎，引擎，行吗？引擎，飞机的引擎呢？我是说引擎吗？对，你说引的引擎啊，下面烂的要命，就就跑到驾驶舱里边去问那个飞机师。 说真的是出事儿了，那他已经紧张的不得了了。那个那个总裁紧张的不得了，就问那到底怎么样？那那个飞机师就跟他讲说：“你这样了，我们现在已经通知那个机场了，救护车、救火车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尽量的安全降落。你现在回座位，绑好安全带，坐好。”然后他就回去了。曼德拉还在那儿朗读他的报纸。他就跟曼德拉就说：“他说，哎，呃。” 怎么怎么怎么出事了？他们现在救火车、救护车都在下边。曼德拉就说：“哦，very good，很好，镇静成这样啊，临危不乱。”那个边上这个这个人，那个美国人也就没有办法了，他只能自己恐惧了。然后安全降落以后，他就问曼德拉：“你怎么可以那么镇静？”嗯。曼德拉说：“我老实告诉你，其实我吓得要死。”嗯。哦。但是我作为一个领袖，我作为一个领袖人物。 我不能表现我的恐惧。如果我也表现恐惧的话，我在一场演讲的时候表现恐惧，我在领导人家的时候我表现恐惧，还有人信我吗？嗯，对。所以他的性格可以就是想到这个，把自己性格分裂，把恐惧掩盖起来。 当然，这也可能是坐牢的修炼，也是坐牢的。坐牢可以坐到没有感觉的程度，对，反应比较慢。所以啊，不是他有感觉，但是他在牢里边，他可以这样掩饰自己。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讲的这个故事啊，我想起啊，这个中国古代人，这个世有本书叫《世说新语》，讲的这个故事啊，跟这个一模一样。嗯，其实你可以拍电影哎，他说叫谢安，就当年这个淝水之战嘛，就是决定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为为就是说说南北嘛，南北分治嘛，其实这个从北边。 这帮东晋的跑到南边，到底能不能立住脚？关键就在那个前秦的大军，不是在淝水这个地方那一场大战嘛？那以弱胜强嘛？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例。当时这个谢安，这个《世说新语》记载他有多么镇定，就是说是跟人下棋，然后有人过来扶耳，就是，嗯，神色不变，还在那儿下棋。那旁边人都说这怎么了？啊，他轻描淡写的就小而辈大破敌军，啊，对，打赢了。 说哎，这个人呢，这么关键的一场战役，他能这么样的轻松？嗯。可是呢，记载一个细节更有意思，就是说他出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个人呢，穿那个木屐啊，木屐底下就有两个齿啊。嗯。出门的时候那两个齿啊，在门槛上啪就撞断了。嗯。啊。这就说明啊，实际心里啊，吓得要死啊，紧张的要死啊，但是完全他要呈现出一个这样的姿态，嗯，一个表面镇静的姿态，这是跟你说这曼德拉空城计。 也 <laughs> 是这样，所以呢，呃，领导人也需要有一个就是说演绎的训练，那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他在 <laughs> 进入另外一个角色的时候呢，他有一种进入角色的一种训练，就曼曼达拉就就是因为他是领导人嘛，他必须要有一个，这个是进入恐惧在里面，在外面还是一个很镇定的人，他就是进入了另一个角色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说，真是这种政治人物啊，他们是如何保证这个精神健康的？这也是一个。 其实他们经受的比咱们真不一样。对，这就他未必是健康，他是他可以掩饰，不是，那就是心理不健康啊，啊，心理极不正常的一种状态。对，他们你看后来知道蒋介石的日记里边写啊，就是那个抗日的战争，那个日本打到最激烈时候，他在那个浴室里啊，一个人呢哭嚎啊，嗯，就就啊，他自己那种那种压力非常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哎，这个坚挺可以说一说啊。 <laughs> 这个你跟曼德拉好像也挺熟。呃，我他是我这一生人里面最敬重的、最敬佩的一个政治家。其他是政客，他是政治家。是吗？对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他因为你看我们现在世界矛盾呢，是族群的矛盾呢是最厉害的。他一个人，一个人就是说，我看了一个纪录片。 看他出来的时候，跟白人怎么相相处，跟黑人怎么相处，把两帮人完全不能走在一起的人，他可以把他们连连起来。一个人的那种气度啊，他说了一句名言，他说我他出这个监牢以以后呢，仇恨也跟我留着，就说。 自己留在那个牢房里面了。我们他对这个是不简单的。对他那个最后就职总统的那个那个葬呃不是葬礼 <laughs> 就职总统 <laughs> 是什么就职典礼典礼典礼就他那个狱卒啊，当年在监狱里看管他那些人，他都邀请都邀请来，曾经虐待过他，虐待过，折磨过他，折磨过他。对，但是有一件事，这也挺挺有意思啊，就是说这就说到夫妻之道。哦，对对对，你说一个人坐牢坐了得有二十八年，七年，二十七年，二十八年。 哎，一辈子就坐牢，其实怎么说呢？他也就是他。这要叫我选，如果上帝让我选，就说让你成为这样的一个人。啊，你但是二十八年在牢里过，我不干的， <laughs> 我不干的，对吧？我们不也当满的了，对吧？对对对。但是你看，实际上因为做了这二十八年，这二十八年当中，他的那个太太、前妻了，嗯，那个温妮，嗯，温妮在外面。 俩人感觉反倒是有这种战斗情谊，对，一直互相支持，对，哎，但是这就像是什么呢？像我们这个，你比如说身边有些人呢，比如说男朋友或者老公啊，一个在美国，一个在中国，对吧？哎，两地很长时间就要见见面结束这种生活的时候啊，啊，哎，都往往很高兴啊，各位请我吃饭，跟我说我们要团聚了，嗯，我就一般都给他们唱泼冷水，我说啊，你们可能要完蛋了，嗯，往往呢，这两个人呢。 也就是不在一起的时候，找到了一个平衡。对，这两个人都好生活。这个平衡一改变呢，说我们俩要在一起，了。你看，他出狱了，在一起，发现早已经变成了两样人了。嗯，这完全就没法，不能一起活下去。夫妻俩没法过就离婚了。一个人住一个床，有的时候我我我在香港，太太出差的时候呢，她不在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种，你要自己平衡一个人在房间里面。 然后，比如，比如说，他出了一个星期，回来的时候有点不习惯。一个星期已经不习惯。我们这一同生活，生活二十年，他一个星期突然间有点不平衡。回他回来了你不平衡，还是他出去你不平衡？回来不习惯， <laughs> 回来不习惯。对，回来不习惯。走一个人走了比较开心，走了比 <laughs> 较比开心，不是开心，不是开心，就不能这么说啊？ <laughs> 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没有，那那种平衡很奇怪。那种一个人负责啊，你晚上什么时候时间睡觉没人？ 跟你说，没人要你。呃，要啰嗦了，说情话，说白了没有？不是啰嗦，我们的情话绵绵的。他后来他啊，情话绵绵。对他去了那个公干，回来的时候，你一天晚一一两天是适应，那是你一个星期已经需要那那那那种空间了。对对对，你知道人生难得自由嘛？是不是？那不是自由，那是什么呀？有有一种空虚感。 <laughs> 空虚感，你空虚感，你回来不就充实了吗？但是那个充实跟充实也充实不不矛盾的。 嗯，他不是那个充实要填补的那个空虚，不需要。的那个很微妙的，很微妙的。哎，你说现在一般夫妻俩是住在一起，嗯，但是我都听说你们这有些导演呢，他喜欢个人空间呢。个人空间就是几十年的夫妻啊，事实上他们过的已经是不住在一起的生活，但并不是说，并不是说感情不好，对。而是比如说导演有个工作室，他可能平常就在他这个工作室里待着，他太太是住在家里，嗯，实际上他们。 就跟周末夫妻差不多，哎，他们就已经不住在一起。你真让他们像一般夫妻天天睡在一起，可能就离婚了。嗯，有些有些呃，作家也有，是吧？啊，自己在一个工作室里面写写写写写，然后可能周末才回去。 但是曼德拉他因为他的那个能量，那那种能量太大了。你跟那个能量那么大的人啊跑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嗯，确实有点不习不不习惯的，对不对？你猜想一下，这个人是全世界都看重他的啊。你你好像跟一个历史人物啊在生活。那就是那个重庆还是四川哪儿不是有一个？ 女女人扮毛泽东的那个那女演员，后来她就是性生活一塌糊涂嘛，她她老公就她一回家，她老公不敢跟她睡，就觉得就是女人 <laughs> 女人真的很像毛泽东，她老出去挥手扮毛泽东嘛，她女的啊女的，她是不是有很多嘛？以前有最出名的叫古月嘛啊，对，还有一个唐什么唐国强。 啊，国强演毛泽东，他不是他民间也有很多，就是长得像毛泽东，他出去有什么商商场开幕，他就出去挥手。就像那个莫斯科红场上好多列宁、斯大林版的，就是就是这个哈。那那个回去以后，她老公心里就有很大的威胁，就然后他就说，一直到最近 <laughs> 搞毛主席啊，搞毛主席 <laughs> 到最最近才好。最近还是女的呢，还是女的。最近他说我们和谐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老了。 啊，老了就不像毛主席了，是吗？不是不像毛主席，老了就是 <laughs> 没关系了，没关系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他说的也真是，就是说你要跟这个一个伟人生活在一起啊，特别是活着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要载入史册对、对，这也挺恐怖的，是吗？挺恐怖的，也未必。你看的，有的时候那个伟人也很痛苦，那全世界都尊重他，就是边上那个不当他是回事儿。 你这个就是他可能曼德拉他离婚也说不定，的呀。他出去也他出去的时候是个偶像，万众欢呼，然后回到家他老婆该怎么对他就怎么对他， <laughs> 他他也不平衡的，嗯，是吗？当然了，伟人确实尤其老了。 老婆还是那么年轻的时候呢，外面看是伟人，你你在家里面肯定不是是个糟老头子，是萎缩的人，萎 <laughs> 缩的人， <laughs> 伟哥也不是，伟哥也不是，对，不是说伟人了啊，这也是很麻烦，是吧？对啊，他回到家里，他的地位又不一样了，所以他也不习惯，一样的。这个，但是你说，好像像这个奥巴马呢？嗯，奥巴马他老婆跟他怎么回事呢？ 奥巴马、马老有什么事吗？ <laughs> 你道 <laughs> 什么事你也知道？ <laughs> 说来听听。哎，奥巴马跟他老婆呀，有有问题？不，对，像克林顿跟希拉里一样有问题。真的？没有没有，不是，我是说啊，好像这个奥巴马的太太和奥巴马之间呢，就是比较呃这个平等的，好像他太太也很强嘛啊，律师啊，或者是是什么，至少呈现在外人表面上的这个样子啊。 感觉这个夫妻俩好像还是属于比较奥巴马没出事儿嘛，克林顿那时候出事儿了。你说，对克林顿如果不出事儿，你觉得他们也很完美的吗？但是像这个谁呀，曼德拉啊啊，像他这样的人，要是在监狱里住了有二十七，哦，这六七七年，二十七年，他跟老婆分开一个星期就都不习惯。你说一个人要在牢里过了二十七六七年呢，实际我老觉得他心理上啊。 会不会就比较喜欢自己一个宅男？对，这会形成一种一种。觉他又结婚了吗？后来不是又有个新又结两次了吧？啊，对，那不是三次，后来又有了一个妻子，就是前后三次啊。对对对，最后那个是总统的夫人，就呃，那前总统 <laughs> 另外另外一个总统的夫人。这是个八卦，我还不知道，真的吗？对对，他把前总统的夫人，不不不是前总统，另外一个地方的总统夫人，这呃遗孀。 遗遗遗未必死，未必不不是吧？遗孀是死了叫遗孀，对对对对，人家那可能是没死，死那个要查清楚，是遗孀，不不是还在婚姻状态，他就他就娶过来了啊？是是，我他离婚了呢？如果那个，如果你就说他那个真的是还是那个总统夫人，就是你娶她就变成一个大新闻了， <laughs> 不是？他可以离婚的嘛？离了婚以后再娶嘛？ 呃，我那我不知道，应该搜一搜，搜一搜，一个上一个上一个上，这样比较道德。哎，哎，再说说你对你到非洲和曼德拉，你觉得有什么可以联系起来的印象？非洲，嗯，就是那个怎么说呢？呃，乐天，但是呢，他那个制度有问题，政那个经济制制度有问题。嗯，就就为什么那还是很穷的，富不起来，那是非常。 非常可惜的一个，我去的那个肯肯尼亚是已经最最最好的了，已经。不是，反正我有一种说法是这样：曼德拉呢，他他做的那些事情哈，是就是说，人要发声，人要有争取自己的东西。嗯。果你不争取的话，你像这个白人在南非的那个条例，一条一条的加上来。 那个种族隔离啊，嗯，开始是大家不能坐一起坐巴士，然后又大家不能一起如何，然后又一起一步一步的进逼。如果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的话，来抗争的话，这个恶法就一直会下去的。对，所以曼德拉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说，他出来发声了，他出生了以后，他争取了以后，把那个恶法给打破了。 但这个，但是他之后是不是是好东西？那是另另另当别论。嗯啊，南非现在治安什么也不好，什么也不好。但是他是有，就是他有一个创举，他的创举就是说，用他自己的自由，他不沉默，他打破了所有的恶法。所以一个人的言言论啊，比如说那个马丁呃路斯。 马丁路马丁路德金，他如果没有那个一一九六八年那个在华盛华盛顿，我有一个梦想，我有一个梦，I have a dream，那个，嗯，他是那那篇文章呢，是一路的一波波的传到影响世界。他是第二个是曼德拉，第三个就变了。如果没有这两个人，那个奥巴马就肯定上不了台。 是是是是是，所以他对后世的影响很大。哎，好像啊，得到这种全面的赞誉赞扬的这个人很少，得有点受难的性质。哦，那是你得受足够的难。像甘地啊，对甘地 <laughs> 是吧？你像奥巴马，你没受过太足够的难，所以让你得个诺贝尔和平奖呢。 大家就非议的很，大家不服，你感觉这个人呢，必须是你你你你得遭点难。你像这个这个甘地，动不动就就干什么绝食，不用动不动绝食啊，后梗这个脖子就让英国人打呀。啊，对对对， <laughs> 这受难精神。他不抵抗运动吗？哎，所以说你看，像曼德拉这种啊，我觉得是不是，就是你看历史上来说，像耶稣也是这样的人啊。对，似乎你总得啊。 为了你，因为你受难了，人家感动了。你受难了，啊，因为你受难，这里边有一种那种训教啊，或者训主义的那么一种东西。你只要甭管你相信什么，你切切实实的付了这个代价。接着为您播出，好像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。受难是为了我。